架空，是吧？这个提名委员会权力的方案，都是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。我哋要嘅系一定可以容许不同政见嘅人去参选。

架空，啊，这个提名委员会权力的方案，都是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。我哋要嘅系一定可以容许不同政见嘅人去参选。